四钱贵，第一是钱，第二是钱，第三还是钱。上午，方心坐公共汽车来到中关村，找一个叫钱贵的人。钱贵是谢红的同学，前几年也在大学里做老师，几个月前来中关村。 开了一家电脑公司，可是方心很长时间没和他见面，不知道他在中关村什么地方，也不知道他的公司的名字。你们这里有个叫钱贵的先生吗？你们知道他在哪里吗？他问了很多人，找了一个多小时，在一个小房子里找到了钱贵。 钱柜一看是他，很高兴。啊，是方心，好久不见，你怎么来了？来买电脑吗？方心参观了一下他的公司，说：“我不买电脑，我做了一个中文软件，想请你看一下有没有人买。”方心介绍了一下他的软件。 钱柜看了一会儿，说：“这个软件是中文的，很不错，中国人用起来会很方便。这样的软件应该有很多人喜欢。你有什么打算呢？要我怎么帮你？”方心说：“我想到中关村来，但是现在我的钱不多，不能开公司。” 你们公司要不要人？我能不能到你们这儿来？我想跟你们一起好好做点事，让大家买我的软件，用我的软件。钱贵说：“你想到中关村来，我很高兴。我们公司还很小，但是我们好好工作，公司一定会一年比一年好。” 现在是小公司，过几年就会是一个大公司了。现在大家能拿到的钱不多，过几年一定会比现在好。方心听了觉得不错，就不在以前的地方工作，去中关村钱柜的公司了。第二天，方心来到公司上班，钱柜对他说。 你到我们的公司来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我们公司的人一定要常常想着一个字——钱。第一是钱，第二是钱，第三还是钱。在这里，看一个人工作的好不好，就看他能给公司拿回来多少钱。你好好工作吧。 怎么做钱来得快就怎么做。方心听了觉得有点不舒服，他想，不能因为钱就什么都做吧。钱柜的公司很小，在这里工作的只有四个人：方心、钱柜，还有两个是大学里的学生，一男一女。来这里的客人也不多。 有的人来这里看一看就走了，什么也不买。几天以后，小月打电话给方心，问：“怎么样？买软件的人多吗？”方心说：“不多，三四天了就十多个人买。我看想在中关村做事也很难。”小月说。 刚开始一定有点难，慢慢的，知道的人多了，买的人一定会一天比一天多。